从这个一九三六年开始啊，德国呢跟这个日本还有这个小塔儿意大利签订这个反共产国际协定啊，实际上呢就是呃三国呢组成了同盟啊，形成了这个柏林、东京、罗马这么一个这个轴心啊，就法西斯阵营的三巨头就算是呃正式登场了。 其实这个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的结盟对象实在是太 low，是吧？你说你跟谁结盟？你跟这个意大利，穷光蛋帝国主义，战无不败，是吧？你跟日本结盟，日本在亚洲是第一，这没得说。但是呢，跟欧洲没法比啊，对吧？你你国力还不如捷克斯洛伐克呢，你还不如跟捷克斯洛伐克结盟呢，是吧？你跟日本结盟。 小刀耍的挺棒，只能豁自个儿肚子，你这有毛用啊？这玩意儿，对吧？我老有这么一个比喻嘛，啊，我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的战斗力如果是一，那德国是十，是吧？意大利是负十，啊，就这么一个比，那你这个三国一结盟，那战斗力就剩一了，对吧？战斗力就剩一了。呃，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仨结盟了，啊，结了盟了，要要对抗这个。 呃，英美列强，那法西斯三巨头是登场了，登场就唱戏，不能闲着啊！尤其是这三巨头一结盟，德国啊，希特勒有恃无恐。一九三八年的三月啊，吞并了自己的祖国啊，奥地利啊，有的说是吞并啊，也有的说是这个奥地利人愿意跟德国合并啊，甭管怎么说吧，是吧？就奥地利被吞并了啊。然后呢，当年的九月啊，英法德意四国。 签署这个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其实就是英法两国呢，为了安抚希特勒，出卖了小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当时这个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讲啊，说这个占领苏台德地区啊，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块领土要求了。呃，张伯伦特高兴，小心翼翼地问总理先生：“你你能保证吗？”“保证。”“那能写下来吗？”“没问题。”“那叫秘书打字。” 我现在口述，苏台德地区是我在欧洲最后一块想要的领土了。骗人是小狗啊！然后签字，阿道夫·希特勒。哇，张伯伦小心翼翼地把张破纸搁在衬衣口袋里，是吧？然后一飞回这个伦敦，那么多人迎接他，拿出张破纸瞧，孩子们，我给你们带回了什么？整整一个时代的和平，再也不会有战争了。都回家睡去吧，啊！然后希特勒一扔炸弹，你们就全埋了。 连火化都省了，回回去睡去吧，是吧？这多好玩儿！英国首相实在是被这个希特勒呀给忽悠了，那自己跟那儿美不够。后来有人讲说，张伯伦老爷子七十多了，他说带来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和平，那是他那个时代，没几年他就挂了，是吧？所以在他那个时代，他确实看到了和平，是吧？但是别人就没那么合适了，啊？同样是参与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法国总理达拉蒂 心情就没那么好了。他就是就张伯伦的小跟班嘛。他签订完协定，回到这个法国，啊，看见许多这个民众啊，热烈的欢迎他。那这个法国民众也是觉得啊，一个时代的这个呃和平啊到来了，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啊。达拉蒂看到这些人之后，非常吃惊啊啊，心里边大骂：“你们这帮人都 SB 呀，是吧？你太蠢了啊！”因为他知道德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什么慕尼黑协议割让苏台德？这实际上是在纵容德国，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但是呢，达拉蒂他没办法，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吧？那小矮个儿还没希特勒高呢。你像希特勒才多高？他没希特勒高，是吧？过低的估计了自己，也就是法国的实力；过高的估计了德国。达拉蒂知道战争不可避免，早晚要打。 但是他觉得呢，法国干不过德国啊，所以法国当时这个人就是两边是吧？一边盲目乐观，我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啊，想当年是吧？我的爷爷的爷爷跟着拿破仑征服过德国，那那都哪辈子的事儿了是吧？另一派就极其悲观，认为这个法国打不过德国，达拉蒂就是这种人啊。想当年我爷爷的爸爸的时候被德国征服过是吧？普法战争被征服过，你都能找出例子来嘛 达拉蒂就很极端了，他认为如果战争爆发，德国十二个师就能对付法国一百个师，所以呢，他觉得德国不会善罢甘休。果不其然，这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啊，是吧这个这个张伯伦那份干了，啊在兜里烤干了，那这个比别人那个都没干呢，德国就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局面之下。 就连张伯伦都看出来希特勒没完了，肯定要爆发战争。但是呢，张伯伦觉得啊这个时机不错啊，趋势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路奔东去的，再奔东就是苏联了。咱们说这个英法两国奉行绥靖政策嘛，什么叫绥靖政策？三大特点：第一，凡尔赛国家，也就是这个。 一战的战胜国力图维护既得利益啊，一战实在是给打怕了，战胜国都受不了，不敢再打惨胜嘛，不敢再打，认为这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不能再打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个这些大国啊，唯恐伤及自身，所以呢，他们宁可牺牲弱小民族、弱小国家的利益啊，你小国被吞并了，活该。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要祸水东引啊，引向苏联，想让德国呢跟苏联掐架。因为在英法眼里，苏联跟德国是一个藤上俩瓜啊，所以这个这个你你你们俩掐起来挺好啊，都不是好玩意儿。呃，当然苏联确实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苏联也希望祸水西引。苏联觉得德国跟英法也是一个藤上俩瓜，都是帝国主义，是吧？哎，娘西皮都是帝国主义啊。用蒋委员长的话说。 呃，这个英法觉得跟苏联啊都是独裁者，是吧？所以呢，哎，双方都是希望希特勒跟对方先掐，哎，这样呢，两边都想坐山观虎斗，结果就纵容了德国的做大。所以咱们讲啊，在二战发生之前，苏联和英法两国都对德国的性质认识不清，都认为德国跟对方是一伙的，最好你们干起来。 狗咬狗一嘴毛啊！最好你们这么干，都是这样的一个想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啊，这个一直到了五月份，当时这个希特勒的扩张目标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他又对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呀，根据《凡尔赛合约》，前德意志帝国的波森和西普鲁士被割让给了新独立的波兰，并且呢，为了给予波兰。 进入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个通道，这就是这个波兰走廊。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建立独裁政权之后呢，本来采用了对波兰的柔软政策啊。三四年跟波兰签订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希特勒在三八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啊，位于德国东面的波兰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在地理上，波兰走廊把这个东普鲁士，也就是霍亨佐伦王朝龙兴之地。 和德国本土分开了，所以这个德国就采取这个外交施压的这个手段啊，要求把这个但泽自由市合并啊。但泽自由市是国联控制下的一个自由市，对吧？就是这个既不归波兰也不归德国，但是它是为了给波兰一个入海口，并且呢，它要这个在这个波兰走廊啊建造一条德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公路来。 连接这个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但是光靠外加施压，波兰不答应怎么办？所以希特勒呢就准备武力解决波兰问题啊，也就是这个白色方案。果然，波兰政府拒绝了德国所有要求，并且呢，在三九年的三月三十号，波兰得到了英法两国的承诺啊，要保卫波兰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呢，这就是一空头支票。 波兰人自己拿的壮胆儿根根本没有用。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们都认为英法绝不会为了波兰跟德国开战，因此在三九年的四月二十八号，希特勒下令终止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一瞅又不对呀，德国这是要打我呀，那就赶紧去找法国，跟法国在三九年的五月签订了一个协议，法国承诺会在波兰遭到入侵后的十五天加入战争。 英国呢和波兰在三九年的八月二十五号也签订了军事盟友条约，但是结果证明，这些条约最终都没能够拯救波兰。据说这个德军入侵波兰前夕啊，德国参观团啊去这个波兰军营访问，看到波兰士兵啊在军营外这个随地大小便。 这个德国人呢，就坚定了打击波兰的决心啊！就是你们这个军人一点纪律都没有啊，也没有廉耻啊，外边尿外边拉是吧？这动物他这么干，而且容易传染疾病啊。当然，现在这个呃很多这个专家排除了这种因素啊。当然，传说这个呃，想当年日本海军观察员啊，看到来访的北洋水师将士在炮管上晾晒衣物，就认为这个大清水师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这只是军人的生活细节。 深层次看，军人为什么要把这皮靴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儿？封系扣一丝不苟，是吧？这个军服得烫得笔挺。为什么要注重仪容仪表？邋遢兵就无组织无纪律嘛，是吧？啊，尤其是那个随处大小便的，这容易传染疾病啊。当年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横扫欧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家在军营外边有厕所，不能满地拉撒，所以他不传染疾病。那穆斯林他好干净嘛，一天得礼拜好几次。 是吧？您刚拉完了，怎么去礼拜去？对吧？哎，欧洲就不行，在当时啊就不行。美国打伊拉克，一个连两辆装甲厕所，您要拉，您上装甲厕所里边啊，里边什么洗手液、梳子，恨不得啊香水，恨不得连这都有。你这不是少爷兵吗？这打什么仗啊？这军人嘛，哪儿刨个坑不是厕所呀？说干嘛非得这个这么干？防止霍乱啊、痢疾啊，这啊，你要不然的话。 是，您是刨了个坑，是吧？您立即全连都立即了，那还了得了。所以德国参观团一看波兰士兵在军营外随地大小便，就觉得这是乌合之众，打他们没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毕竟英法呀跟波兰是盟国呀，德国要打波兰，咱总得干点啥吧？啊，咱好歹跟人家大波波签了协定了，是吧？你德国蹂躏他一番，这不成，这是我的波波。所以怎么办呢？你得共同对付德国嘛。 苏联这个时候眼瞅大事不好啊，德国怎么一路奔我来了，直奔下三路就来了，这不对呀，是吧？也开始担心，所以呢，苏联在三九年六月就跟英法代表团发了个邀请啊，说你们能不能这个来这个来我们这儿，咱谈谈呀，咱咱是不是应对一下这形势啊？那个时候我们说，你都三九年了，是吧？这飞机什么早有了，虽然不能说这个像现在这飞机这么快，一个小时到了，那你。 半天也到了吧，是吧？结果英法代表团七月出发，苏联六月发的邀请啊。我们研究一下啊，我们考虑一下啊，考虑了一个多月，七月组团，坐了十天的船，来到当时的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到了之后，先游览市容啊，这是圣彼得堡哇，滴血大教堂，哎呦漂亮，圣伊萨克大教堂，拍照拍完了之后，哎。 这刚才拍的这是哪儿啊？这是圣伊萨克，圣圣圣圣圣圣什么啊？下一站买琥珀，很好，很好，很好，走是吧？哎，玩嘛，就是玩。哇，这小堂漂亮。我又改成游泳池了，它太可爱了，对吧？玩玩了之后，然后开始跟苏联谈判。苏联人这个谈判代表团规格很高啊，是吧？这个派了这个这个弗洛西洛夫元帅做这个代表团团长。弗洛西洛夫是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的酒友。 俩人天天在办公室啊，四两花生米，二两二锅头，天天干这干是吧？你想，苏联三五年授衔的五个元帅，崩了仨呀，就剩下弗罗西洛夫和布琼尼了啊。俩人都看不懂作战地图的是吧？胡子很大，脑子很小。英国呢派了个空军少将。英美国家的军衔编制啊就是这样编的啊，高级军官就是元帅、上将、中将、少将、准将。 准将呢，在有的国家呢算是个将官，有的国家算校官啊，有的国家非将非校。所以你要是算校官呢其实翻译成大校比较合适。英国的这个准将特别有意思，海空军按将官算，陆军按校官算啊，所以这个很很有意思。人家是元帅，你派了个少将去，明显就是看不起人家嘛。法国倒是派了个海军上将，跟这个元帅差一级。 问题是，这哥们还差仨月就该退休了，是吧？没地儿安排了，没岗位了，得。苏联你去过吗？没去过，去去看看去吧，算退休前的福利了。更逗的是，法国这哥们儿一进门就宣布：“我不能全权代表本国政府做任何的主，我还有仨月退休了，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就是来这个福利的啊。听说伏特加和鱼子酱不错，政府派我来，是吧？我只能来听听。” 苏联人差点没气死啊！我靠，你听听，那电话里说不成吗？对吧？国际长途比这便宜多了，你糟蹋我多少鱼子酱啊，是吧？你就听听，甭废话了啊！说这个弗罗西洛夫元帅说，那我就主要问两点：一旦德国袭击你们，苏联红军可以派出三百个师支援你们。然后他问那英国少将，如果德国打我们，英国可以派多少个师支援我们？ 英国代表拿着笔在纸上算半天啊，那数学不好嘛，是吧？那那外国人数学都不好，算半天，掰着手指头算，把袜子脱了数，是吧？得算，算完了之后说两个师啊，两个师，弗洛西洛都都傻了，那你比我还笨，两个师你还脱袜子是吧？算么半天两个师，然后这个一个月之后我再派两个师，四个师支援你，其中特别强调有一个师是骑兵师。 弗罗西洛夫气的胡子都耷拉下来了。原来是这么着的嘛？全都咔，全都这么着了，气的我派三百个师，你派两个师，你真当我傻是吧？你逗我玩呢是吧？行了，那那那那不说了，那那这话题没法说了。苏联人就转换话题，问这个英法说：德国如果打你们的话，我要出兵支援你们，但我跟德国不挨着呀，原来是挨着的，现在中间隔着一个波兰。 你问问波兰，让不让苏联红军过境？波兰跟英法是盟国吗？啊，你得问问他呀。英法就去问去了啊，问波兰说能不能那个让苏联人过来啊？英法一问，波兰领导人斩钉截铁的回答：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所以，绝不允许俄国士兵进入我们的领土。 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全是俄罗斯挑头干的嘛。要说俄罗斯跟波兰同族同种啊，同种同文，都是这个斯拉夫人。但是呢，这个两国有心结啊。你别看名字都是诺夫斯基、维奇、诺娃全是这个啊，但是他这个处境啊，就有点像这个中国跟日本似的，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几次亡国都是因为你俄罗斯欺负我，你没拿我当兄弟看。 所以，这个波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他的国歌里都唱“前进，东布罗夫斯基”。这东布罗夫斯基是在哪儿开车的啊？不是开大一路的，也不是开五十七路的，是吧？他是十九世纪波兰抗击俄国的领袖。你想，波共的时候，波兰就是苏联的卫星国，国歌都敢这么唱，可见波兰人对苏联人有多仇恨啊！另外，波兰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天主教徒。 笃信天主教，那在这个呃前共产党国家里，可能波兰是唯一的这个可以让这个就教徒入党的，要不然那国没人了，啊所以他对这个苏联共产党这个迫害教会这一套的也非常生气。这么一来，英法跟苏联就没法谈了，谈崩了。从级别上你不够，出兵你没诚意，是吧？人就要求你让波兰这个这个借个道，啊，结果呢？ 波兰不同意，波兰不同意是对的。其实波兰不同意真是对的啊，因为二战后来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你同意了，你你也就没了啊！打完了德国，连你在德国都姓苏了，那也就没了。这个时候，希特勒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嗨，我在这儿呢啊！伸出橄榄枝，是吧？你跟那些假仁假义的民主国家扯什么蛋呢？咱哥俩谈，对吧？咱俩谈。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愿意亲自飞往莫斯科啊，尝尝列巴鱼子酱，喝喝沃特干 对吧？我亲自去。其实，这个一战结束之后啊，德国跟苏联的关系非常暧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两国都是国际弃儿，都是另类。而且呢，苏联已经不是协约国成员。它一战的时候是那是一开始的事儿嘛？十月革命之后就退出了战争，等于被蒙了。所以，这个对于德国来讲呢，苏联是没有合约义务的国家。它不像英国、法国、比利时有合约义务。 苏联地儿又大啊，在西伯利亚深山老林里倒腾点什么东西，很容易逃过协约国的监视。二二年，德苏两国就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本来这哥俩是不可能成为伙伴的，因为意识形态完全相反，德国又镇压过共产党的起义。但是没想到，这两个国家建立起了密切的商业和外交关系，特别是德国帮助苏联建军校。 苏联呢对德国的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非常看重啊，等于说呢，苏联跟德国虽然意识形态敌对，但关系很好，合作愉快。其实这个希特勒跟斯大林呐，俩人也是互相欣赏，引为同道的啊。这个希特勒把斯大林称为老虎，很佩服他啊，很佩服他，哥们干的比我狠，你看把他们军官全杀了，我怎么没这么干是吧？那普鲁士那些旧贵族，我都他妈没给干掉是吧？说他很佩服他。 这个三九年的时候，局势紧张，英法苏三国谈判，希特勒很担心啊。我哥怎么跟别人聊上了？如果三国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会让他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完全泡汤。因此，这个希特勒非常主动的拉拢苏联，一捆一捆的呀，往苏联扔秋天的菠菜，频繁的往那扔，甚至不顾脸面给这个斯大林拍了一封。 特别特别长的电报，说这个德国跟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啊，不可容忍啦，不论哪一天都可能爆发危机。现在德国非常希望跟苏联在八月二十三号左右达成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核心就是一句话：我要打波兰，你丫别拦着。这个时候，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德国啊，这个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飞到了莫斯科，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时间是一九三九年的八月二十三号，距离九月一号德军闪击波兰只剩一个礼拜了。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